课文四。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丈夫是中学老师，他喜欢每天早上起床后，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报纸。十年过去了，现在他已经是校长了，因为太忙，每天早上我起床后都看不到他。 晚上很晚，他才回到家。我真怕他累坏了。希望他能少一些会议，多一些休息，可以经常和我还有孩子在一起。生词：校长、坏、经常。